扳手师傅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啊，人人要恭敬，要礼让。咱不能说那班手师傅在禅堂里向呢，坐的时候那个位子都没有啊。班手师傅 去和尚分座说法，作为法身的父母，一般呢自己都称为学人。现在有很多的人呢，也不懂得什么理解了、称呼了，什么也不懂，很乱的。 拳堂是有规矩的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。这支香打了站板，打紧侧。 禅堂的打警车也只有和尚一个人，别个人是不能打的。这也是规矩，也是残学。那个扳手师傅讲开始。 前头的、前面的扳手师傅讲开始，后面的扳手师傅都要在堂。要轮到后边的扳手师傅讲开始呢，前面的扳手师傅要啊，要让出堂。 愿意进来听的，讲以后可以进来。如果说前面的扳手师傅，无论是手座啊、手座和尚啊、西堂师傅啊、后堂师傅啊，或是前面的堂主师傅啊。 讲开始，前面的人不在堂，后边的人讲开始，还不能够坐在前头位置来， <clears throat> 最低限度，因为长住上嘛。 除了打客气的以外，长处的扳手单呢，基本上都固定下来。你后边的人讲开始，你前头的位置要留在那个地方啊！哎，你跑着他不进来，啊，你跑着前头坐下来了，你讲一开始，他一进来，往哪去坐呢？ 啊，这个也要注意的啊，否则人家天下人要当参学，也要还一个人家的参学呢啊，不能够啊，不能随便。还有参汤的坐香，身体不好的。 伤风感冒的、怕冷的，那你只能够多穿衣服。每一个人座位上是一个大垫子，一个小垫子，一块包腿布就这个东西啊。 有的人呢，双料的。我那个小垫子做两个，还有的人呢，他小垫子不在这不摆在大垫子上面他摆在大垫子底下。 <coughs> 还有的人呢，他做几箱了，小小这个包腿子布，披下来了。 那像什么东西啊？怕冷，怕冷得穿衣服啊！啊，小被条一包，怎么说啊？要睡觉啊！你看看别人是这样的吧？啊，哪个不怕冷啊？个个都怕冷。 放上穿衣服啊， <laughs> 啊！还有的人呢，我看那个位子置高头还有新板摆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新板是夏天用的，冬天也不用新板。每个位子都要整整齐齐。 清清爽爽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！开过镜以后，把身后的，呃，把这个包腿部呢折好，放在放在后头，不是蛮好的吗？如果有人镜中。 把这个包腿的这个小背条们就叫包腿布啊，包这小背条，披在肩膀上，肩箱下开的箱板，不能够随便的。禅堂要是没有规矩，那就乱七八糟的，那成成成什么禅堂啊？ 假要外边，要是有个人要照个相，啊，播个电视，哦，搞么事？这个禅堂是什么？就都是小被子，包一包在水上，披也披在身上，那像什么东西啊？那给天下人看呐！呃，这些个事情呢，不要人讲的，哎。 人家说当参学嘛，当参学举眼看上座，你看人家这个老参上座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一点啰里吧嗦的事情都没有， <clears throat> 业障啊！哎，自己要生惭愧心。嗯，你看时间多快啊！ 一晃两个鸡快下来了，嗯，两个鸡就三个鸡啊，五个鸡一过，好了，没有了，就要就要就要解决了，嗯，啊，世间人常讲啊，什么东掉，什么东西丢掉，还可以能够捡回来，这个光阴呢最可贵，嗯。 七夕里下这个问话就是请开始，这是重要的这一环，必须要问话，不问话犯规矩。哎，你不问话，我不晓得你是还是用功，还是打混。 还是功的功夫用的什么样子？用还是用什么功？这人家不晓得的，必须要问话，人人都要问话。问话问话问什么话呢？用什么问什么？就是你用什么功，就问什么话。 禅堂里参念佛是谁？问话呢，就问念佛是谁。哎不允许不允许东扯西拉。今天也有人问话的，是的。 人多啦，水平不得一样。有的会用功，确实会用功，这个啊还不能埋没人家。有的人呢，两个棋打下来了，甚至于说也不是今年头一次到广播寺来参加产期活动。啊，他还不会用功。 你这怪事不是怪事啊！至于说用功的人昏沉妄想，这个不奇怪啊啊，常说的老三师傅怕昏沉，啊，初发性的呢怕妄想，啊，也不是说老三师傅就不得妄想。 啊，也不是说初三的时候就不得昏沉，兼而有之。怕也没得用啊，怕妄想，妄想就没有了；怕昏沉，昏沉就不来了。 这个凡夫众生，啊，就靠个昏沉妄想在过日子呢。不的昏沉，不的妄想，他就不叫众生了，也不要用功了。 <coughs> 睡眠这个现象。 这是一个生理生理状态，没有了生死的人，都有睡眠的，都有梦的。除了成成了佛以后，才没有梦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刚刚发心用功，就想不得梦，啊，就想不得瞌睡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啊。 嗯，用功就是用用功的这个法门，就禅念佛是水，不是跟大家说过的吗？用功做什么功夫呢？啊，就是。 生转熟，熟转生，把这句话记到。哎，你这个用功呢，呃，就会用了，也不会走错路。妄想是熟的，你不要打妄想，他会来的。哎，念佛是谁是生的，你要它不间断。 他又要间断，所以这就要用功夫啊！铁打房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至于说这个用功怎么用啊？说说我这个移情起不起来，啊，宗门下用功就靠起这个移嗯移情起不起来。 首先你要问问你自己，对禅宗这一法，你感不感兴趣？信得过信不过？就是相信不相信？相信相信什么呢？就相信这一法能不能够了生死，能不能够发明心地啊？能不能够开悟啊？ 能不能够明心见性？你要相信呢，那你要不相信，你这个疑情怎么起呀？说是有一份疑情，就有一份功夫，就有一份悟处。应该说，有一份信心，你就有一份疑情。 一点信心没有，你这个疑心从什么地方来啊？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随便修哪一法，都要建立自己的信心。啊，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 大智多论中讲的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”你看这佛法大海那么宽大，啊，怎么进入这个佛法大海呢？ <coughs> 要信，啊，这个“信”这一个字啊，是非常不容易建立的。 哎，你不要讲这个信，我哪不相信呐？我们都是信佛的，我这信佛信了几十年了，真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你信佛信的什么东西呢？嗯？就这么笼里笼统的说这么一句话，我是一直信佛的啊，我信了几十年了，又烧香又拜佛，那叫信佛啊！ 嗯，所以这个信息很难建立。我们常说的要用功，要把这个理路理清楚。这个理路理清楚，怎么理法的什么是理路？ 一个小伙的人，胸襟要开阔，心量要广大。这一点是不能够没有的。嗯 说说我们要了生死， <coughs> 了什么生死啊？要成佛，成什么佛呢？啊，成了佛，佛到什么地方去？佛住的什么地方？晓得不晓得啦？不晓得。就是施法界，一正庄严，啊，若因若果，你要把这个理路都要搞清楚它，啊。 你对这个福道，哎，你就可以生生世世就不退了。自己不得失成用些功来，自己搞一套。 啊，不得依据，这个也是个麻烦事儿呢。哎，到广门寺来参加这个禅七活动，假如说你十个七打了了，离开广门寺，那人家有人就问你啊，你到什么地？我到广门寺参加打禅七，打十个禅七，这个禅七做什么事儿呢？参禅怎么参法的？你能够回答人家吗？ 有很多人都不能回答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怪现象啊！这不禅堂、禅堂打七，这是选夫道场啊！哎，施法界的因果搞不清楚，你这理路呢就有所欠缺了，啊。 世界因果，什么也感什么果。假如说，我就用些功来，也不参话头，也不参念佛是谁，也不起疑情，仅仅乎，是妄想来了，妄想来了，我不睬他，妄想来了，我就不睬他，啊，一味的。 在这个地方用功，嗯，那么将来干什么果呢？妄想啊，啊，既然说是妄想，就是虚妄的、不真实的东西。不真实的东西就是空，就没有的，没有这个东。妄想嘛，妄想本来是空的，嗯。 可是，在我们凡夫地上，你说是它是妄想，你说它是空的，嗯，它有障碍啊，啊，有了妄想，我们这个，哎，我们这个心地就不能发明，真如就不能够显现，啊，你说它是假的。嗯 了了了这业障本了了，说这是假的，啊，因为它是假的，说下能了。如果是真的，怎么了得掉啊？那真的就了不掉了。嗯，因为这个妄想有妄想就起惑造业，业是假的，是真的。 啊了！如果你的心了、明了了、明心见性了，那你可以说我了在业障本来空。是没有了没有了那个业障，对你来说，对每个人来说，它都起作用的。只有做功夫，这个功夫呢，才能够派派用处的，啊。 哎，功夫才能够派用处。嗯，过去人这个老修行不是说的吗？门无过客，窗无纸，路有寒灰，席有霜。”老僧自有难仙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。是啊，他因为他有难仙法呀，这八苦交煎对他来说呢？ 那是不妨碍的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南贤法呢，啊，功夫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一天到晚空口说白话，拿什么抵挡生死呢？不，禅堂里也经常讲的，无灾无病，啊，我这个功夫呢用的蛮好。 稍微有一点病痛，啊，你这个功夫就要打折扣了。这个凡是用功的人，都会有亲身的体会的。啊，那你这个功夫呢，还不能够抵挡病痛。 不是平时用功有十分，病时到了病的时候呢，啊，那就打要打很大的折扣。 <coughs> 要是到了死的时候，那个八苦交煎舍命的时候，那你这功夫能不能够抵挡上抵挡呢？啊，又要打很大的折扣。嗯。 真正用功，能够用能够抵挡生死了，那你这功夫呢是相当不错了，啊，啊，但你没有能够断尽烦恼，哎啊，没有开开悟也不行啊，嗯，看什么开悟？一般的开悟，开悟也不能了生死的，你说开悟就了生死了？啊，悟道还有正道呢。 如果说开悟了生死呢，那你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，正道了，那个一悟就正道了，悟就是正正悟同时的。一般的人初发现的用功的人，呃，开个把小悟，应该说是不算桩事情的。 啊，甚至说你这种悟境，它还会还会退，还会退呀，啊，这个我们，嗯，都是摆在面前的。 大家都看得到的， <coughs> 所以要办禅宗这一这一件大事情 <coughs> 啊！一要有充分的信心，只有禅宗这一法能够救自己啊，能够了生死。你要相信呐，如果你真正相信了，你这个功夫肯定用得上去。 啊！说这个信心不足，不能建立这个信心，嗯也不晓得这个什么叫生死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菩提涅槃。这个《楞严经》中不是两讲两个？ 啊，两个根本，就是一切众生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甚至于成了声闻缘觉，都因为不知道这两个根本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呢，把这两句话呢看作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，特别是用功的人，你怎么样建立信心？ 啊，必须要掌握的。一个就是无始生死根本，就从无量劫来，这个生死的根本，我们不是要了生死吗？先要晓得什么叫做生死啊，还要晓得这个生死的根本。 把它根儿拔掉，生死它就不会，永远不会生出来。生死了了，生死了了，到什么地方去啊？生死了了，又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嗯，说说我们现在生死没有了，哎，生死了了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 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你说佛、菩萨啊，声闻缘觉这个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它有它的居住，它有它的。啊，成罗佛呢？成罗佛的进入长寂光净土，它都有地方。那个地方什么样子？去没去过？啊没去过。 啊，没有去过，将来你去的时候，你认不认得呢？是真的是假的？能够分辨吗？我看是很危险的，能分辨不能分辨啊！啊，这些个都这些个理论，你说是，你说是把理路搞清楚，怎么叫建立信心呢？施法界一正庄严。 它的真实相是什么？永嘉大师说的：“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。”说这个什么事都是空的啊。 我这个修行修到最后，弄这个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们这个，如果是作为初发心的，你作何感想呢？嗯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像我们在做梦一样，梦里好像是有一个。 啊，梦里像你看我们这个梦里像个什么境界都有啊，像个真的一样。醒了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脚后空空无大千，如果你脚悟了，开了悟了，正了道了，这个大千世界都没有了，啊。 大千沙界海中沟，像个大海里像那个泡泡一样，啊，互生互灭的。要晓得司法界的真实相，如果你们要看过《法华经》。 法华经跟我们说的是非常明确的，而且这个法华经呢，啊这个佛的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啊，那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最后的极刹。佛出世就是为了说这部法华经。 而来的，所以说过《法华经》以后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入涅盘了。嗯，《法华经》中曾经有这么几句话呀：“诸法实相”，啊，我们常说“诸法实相”，一些大乘经典里下，啊，所表现的，啊，有的。 经里向呢说诸法实相，有的呢讲不可思议解脱，有的地方呢讲真如，有的地方吧讲法身，啊，说的都是一个道理，名字不一样，嗯，真如有种种名字，那是随机而说的。 啊，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呢？所以有些、有些个、有些个理论呢，对初发心的人讲呢，听起来呢就有困难。啊，但是不能够因为你听起来有困难就不跟你讲啊，不跟你讲永远困难。《金刚经》中讲的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。 如露亦如电，啊，都是假的。嗯，石火电光，一瞬就过了。嗯。那么《法华经》常讲呢，诸法实相，诸法的真实相。什么叫诸法？诸法。 就是施法界一正庄严，这叫做诸法。概括一切法殆尽。那诸法有个真实相，嗯，那真实相是什么相呢？ <coughs> 什么个的诸法的真实相？嗯，金刚经了嘛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这是一个道理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诸法实相，诸法的真实相，诸法界一正庄严的真实相。讲到一个真实相，这个相呢，这不是虚妄的，这是永恒的，这个破坏的。